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三十八集。叶崇玉和云梦寒等人在战场上等了许久，最后发现林清霄好像真的收兵了。不光如此，接下来好几天，林清霄都没有出现过。 云梦涵一直盼着林青霄想通，不要再发动战争。但是等林青霄真的退兵，他反而意外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林青霄不是一直难以释怀我和叶重玉吗？如今我就在前线，林青霄去哪了？此刻被魔界众人惦记的林青霄已经抵达南天门。林青霄本以为洛寒会伺机逃跑，然而一路上。 他竟然没有做任何尝试，安安静静的跟着他回到天界。这位年轻的天道到底是对自己太过自信，还是真不知道他是谁呢？他的心未免太大了。然而进了三清天，就不由他说了算了。洛寒不知道林清霄的想法，他对天宫毫无排斥感。不久之前，他就住在这里。 洛寒回到熟悉的环境，非常自在，问林清霄我要住哪儿？大罗天风有点大，能不能换个避风的地方？”林清霄停了一下，回头深深看了洛寒一眼。大罗天，他本来是打算将洛寒安置在三清天的，不过大罗天更好，他就近看管，他便是有再多伎俩，也翻不出水花来。林清霄无声地改变主意，说。 好，崇光殿避风且安静，不会委屈了天道，就这里吧。洛寒穿越前在大罗天住过一个月，知道崇光殿在哪儿。这是个很大的宫殿群，我给他住，他很满意。唯有身边的侍者听到陛下要带着那个女子去大罗天住，一起瞪大了眼。他们悄悄看了看，不敢多言，飞快下去安排。 和之前一样，如今的大罗天依然人迹寥落。一个人的气势、行为会随着阅历增长而变化，但是个人喜好却是从始至终的。现在的林青霄依然不喜欢人多，不喜欢吵闹。洛寒随着林青霄步入大罗天，天层越往上，越靠近林青霄的寝宫，四周就越安静。林青霄没有交由侍者。 而是亲自带洛寒去崇光殿。洛寒之前习惯了，并不觉得有什么异常。很快，崇光殿到达。林青霄侧身让洛寒先进门，自己缓步跟上。这便是崇光殿。这里久未住人，兴许有些简陋。若天道有不舒服之处，尽可提出。这可算不上简陋。洛寒没有应话。路上他一直觉得哪里怪怪的。 现在他终于意识到问题在哪儿了。洛寒问：“你怎么总是叫我天道？这样太生疏了。你叫我名字吧。”名字，林青霄微微一顿，他大概没想到天道还有名字。洛寒看他的反应也愣住了，他突然意识到林青霄从见到他开始完全没有问他的名字。 原本洛涵看到熟悉的林清霄是非常高兴的，他所有肢体语言、潜意识反应都在亲近这个人。但是现在，洛涵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：林清霄不记得他，他的人生轨迹和另一个时空大致相同，叶崇玉、云梦涵、林显红这些人全部存在，唯独没有洛涵。他。 是不是还在爱着云梦寒？那我的出现算什么？或许是看到洛寒突然低落，林青霄照顾他的年龄，配合着问：“你是谁？”洛寒看着眼前的人，忽然就想到他们在绝灵深渊时，林青霄也问他：“你是谁？”洛寒眨了下眼，忍住突如其来的泪意，说：“我是洛寒。” 林青霄听到这两个字没有任何波动，淡淡点头。林青霄，洛寒说出自己的名字，林青霄就回忆自己的。虽然洛寒好像早就知道了。林青霄说完后，两个人之间安静下来，一时无话可说。洛寒情绪低落，他原本和林青霄撒娇耍赖十分熟练，但是对着这个他，他实在做不出来。 显然，林清霄也没有什么想和洛寒说的。他将人带到后，就转身回了自己的宫殿。洛寒站在崇光殿中，无声看着林清霄的背影远去。他已登基多年，身上穿着白色帝王服饰，头戴银冠，腰束玉带，庄重复杂的滚服穿在他身上，顿生威仪。他面容俊美如昔，可是眼神冷峻，不怒自威。 都不需要说话，就能看出来这是两个人。洛寒依然未变，但是林清霄已经变成成熟的帝王，举手投足间都是为帝的气势。这不是说不好，而是他现在的样子太冰冷了，以至于不再像个人，宛如一尊冷冰冰的丰碑，高居庙堂，符合所有人对于天帝的想象。 永远庄严强大，永远不犯错误，唯独没有自己的感情。洛寒只在女娲身上见过类似感觉，女娲便是高贵神圣、悲悯济世，仿佛无论面前是人是畜还是草木，在她眼里都没有区别。林清霄没有女娲那般慈悲，可是两人不说话的样子，感觉极其相似。 都是神性大于人性，都是敬畏大于可亲。洛寒忽然很想知道，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。大概是刚穿越时的印象太过深刻，导致洛寒对这位天帝一直怀有偏见。这种偏见甚至影响了洛寒对年少时林青霄的态度。直到两人回到中古，他才能真正放下防备，以平常心对待林青霄。 现在他终于见了最初的林清霄。洛涵反而意识到，或许他对这位天帝的看法有失偏颇。他第一面见的是菩提树，随后看了菩提树给他的书，他便自然将天帝林清霄带入蔑视反派、暴虐男二的角色。可是林清霄做那些事儿，是不是有苦衷呢？洛涵亲眼见证了他的年轻时代。 最知道他受了多少苦，他所做的那一切，是不是另有缘故呢？如果按照本来的轨迹，林青霄没有遇到洛寒，没有经历中古大战，没有得到长辈朋友的支持，更没有感受过爱与信任，他不曾得到过丝毫温情，怎么能怪他变成冷冰冰的丰碑呢？这才是林青霄原本的样子。 洛寒突然出声叫住前方的人：“林青霄。”林青霄以为他有什么话，停住脚步，半侧着身看他，结果只见洛寒笑了笑，对他说：“晚安。”林青霄耐着性子等了一会儿，皱眉问道：“还有呢？”“ <laughs> 没有啦。”洛寒笑着说：“睡前互道晚安，这难道不是每天的仪式之一吗？” 林青霄打量着洛寒的表情，发现他叫住他，真的只是为了说这么一句毫无用处的话。林青霄有些怀疑，天道到底在哪里长大？好的没学，倒学来一堆浪费时间的毛病。他没有做停留，冷漠的转身，大步走出崇光殿。洛寒怀着善意和男朋友的进阶版道晚安，结果只得到了一个冷冰冰的背影。 洛寒脸上的笑意渐渐淡下去。对啊，他不记得我，他可能另有所爱，自然不会理会我。原来，有一天，我也会变成其他人。这个认知说不上愉快，洛寒郁郁的去找休息的地方。他已经无需睡眠，但晚上还是习惯性睡一会儿，毕竟人总是需要休息。 像林清霄那种全年无休、不分日夜连轴转的，全天界仅此一家。但是这次，他躺到床上，良久都无法入眠。洛寒脑海里不断浮起白日的画面。他一边想到林清霄看他时冷漠的眼神，一边又想到另一个时空服了药安然睡去的林清霄。我消失的突然，没来得及留下任何讯息。 他醒来后发现我不在，会不会很担心？这种事儿不能想，越想越难受。洛寒实在睡不着，干脆坐起身，随便披了件衣服去外面吹风。他漫步在寂静的宫殿中，身还在此处，心已经飘回过去。他猜测，我穿越多半和仙魔大战有关系，另一个时空线的上古禁术解决了。 但是这条时间线上还没有。或许等我解决了上古禁术的威胁，平息战争，让六界重回和平，我就能回去了。中古战场的时候，他已经扔下过林清霄一次，他不能再做第二次，他必须得尽快回去。不知不觉间，洛寒又回到他穿越时的那个亭台。洛寒走上亭阁，探过围栏，望向下面的云海。 他记得自己穿越前就是因为坐在这里看云，然后莫名被吸走。这里，莫非有什么机关？林青霄回到玉清宫，很快投入政务中。他批完一叠折子，感觉到洛寒从崇光殿中走出来，林青霄没有理会，继续批复奏折。他早就料到洛寒会有所动作，能忍到现在已是难得。 林清霄虽然坐在玉清宫中，可是洛寒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神识。他知道洛寒在宫中走来走去，唉声叹气，似乎有什么心事。后来他走到亭台上，盯着下方云层看了许久，有点像凡人跳楼自杀的样子。在仙界跳楼就是个笑话，但是这位天道好像并不在天界长大。 或许他该关注下天道的心理状况。林青晓只能暂时放下笔，身形一动，便出现在云台边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